锵锵三人行，哎，伟杰，嗯，伟杰，你说哈，如果说就是中医摸摸脉，就能知道你有没有怀孕，你作为女性是不是觉得方便多了？对啊，多好。 对吧？对我偷偷摸摸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看中医，所以我觉得堆起来，我已经自己选边站了。 <laughs> 你支持中医是吗？对，我非常支持中医啊。那我就反对好了。啊、吗？ <laughs> 不是，总得有个。 <laughs> 现在，徐老师不要这样嘛！现在反对的人太多了，所以要支持一下。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嗯，就是中西医之争啊，这家伙上百年了，对吧？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这个战争啊。 我很期待，因为又出现了一件新的擂台。嗯，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北京有个烧伤科医院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他的网名叫“烧伤超人阿宝”，他是个西医啊。他在微博上发起挑战，就是说，不考别的，哪个中医敢出来，就是脉，就是切脉，只靠切脉能够知道这个妇女怀孕没怀孕。 你知道他的这个挑战本身，其实社会各界有人说是炒作，有人说什么？那我不知道，我不管。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很期待。就是说，哎，中医可以不要那么暧昧了嘛？就是说， <laughs> 你比如说啊，说中医知道你怀没怀孕？我跟你说，你问一百个中医，一百个中医会告诉你，这是小儿科啊！中医还这连怀孕都摸不出来吗？ 但是，你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我特别期待，就是说，我有没有应应战呢？还真有一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个杨真大夫，现在应战了。双方现在正在在具体环节上扯皮， <laughs> 就是就如何实施，要由谁，让多少妇女，要怎么样环境条件之下展开对话了。 对对对，这先上线了，钱也谈好了。主主持人在中间就开始不断的沟通。三十二个育龄妇女要找这个志愿者了，然后是什么呢？你决决定就是这种实验，我希望他能科学的设计一个实验，就是，呃，有布帘儿，帘儿拉着，这个杨大夫就是摸这个女性的脉，不能说话，就就靠这个。然后杨大夫也讲，就说可能会有假阳性。 就是说，他说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对，但是他能保证八成，他说八成没有问题，对，哎，而且只要八成他就赢了，就赢了，他就说只要奖金八成就八成，奖金就阿宝他们拿出来，好像现在民间个人的，但是网友这一哄啊，现在已经加到了十万，对，老实说我都想加一道，你知道吗？ <laughs> 你是想摸一下手吗？不是，赌赢了有分有分成吗？ <laughs> 我们可能有赌局可以来，咱我可以赌外围， <laughs> 我是说。 这个这个事儿， <laughs> <laughs> 哎，你们觉得很多人啊，我我我的看法跟别人不太一样。很多人我现认为啊，就说这是炒作。然后也有些，包括这个杨大夫本人也说，说呢，这个他也不代表西医，我也不代表中医，这是我个人的，不管是输了还是赢的，都不能说明什么。可是我的心情啊。 徐老师，您父亲也是从医的，对吧？对。我是太希望他进行一个这个测试了，就是我真想搞清楚中医到底。咱们可以，你知道，就说粤菜，嗯，你看过周星驰那《食神》吗？不要讲那个大道理，就是干炒牛河，对吧？就是干炒牛河最能看出你这个厨师，你你这个这个火候，这到底怎么样？所以说中医，你也不要瞧不起，这是个多么简易，从这儿开始。 咱们能不能去检验一下？就是中医还能不知道人怀孕了吗？但是到底能不能知道，还是我很期待。他什么时候？ 我们要现场观战，现场转播。好，现在第一个参赛者已经把手伸出来了。双方正在扯皮。 <laughs> 双方正在扯皮，一会儿这个他们在杨对对谈的对谈，关于对谈的细节、场所这些东西，是吧？就包括这个这个杨大夫可能就说了，说这个啊，我们有个医医学伦理委员会，你要得到这个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一个什么同意。但是好像是这个事情呢，就医学伦理委员会就是说呢，伦理委员会说我们只对这个正当的这个医医疗的这个实验去出这个证。 <laughs> 这不算，你们涉及赌金的不算， <laughs> 就对。然后呢，阿宝到最后急了，可能是就直接在微博上叫嚣，就说你到底接受不接受挑战？ <laughs> 然后最后这杨大夫也是说说那，如果说你可以，你你不想通过这个伦理委员会，那也可以，我并不是执着于这个，好像这个事情再向前推进，就是我们有可能希望看到这个测试。这是一个秀了，这是一个网络。现在因为有这么大的网，网的作用现在大的胃口大的不得了。 现在报纸一般只有几百万份，网络每天有几亿的人在点，所以这个每天要它就像一个动物园里边，这个胃口非常大，你每天要投很多东西，这种都是最新投下去，让大家消耗一点，吸引点眼球的。但是你讲的这一类的事情哈，就中西医讲了多少年中西医结合、中西医比较，我倒觉得可以系列性的展开，嗯，就是展开一个研究项目，就能不能有一个可能性，比方说某个医院。 你有很多产科嘛，那有很多人来检查有没有怀孕嘛，那你在他西医检查的同时，请他们自愿的也请中医检查一遍，所有东西都保密，但最后这个百分比可以拿来做科学的证据，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就还有很多病，西医是这样看的，中医是这样看的，能不能就是一个，比方说一些简单的病，大家都有方法医的，嗯，大家都有方法来诊断的。 那么，请一些病人，比方说你两个都相信的，或者你不介意这里看完了以后，那里免费帮你看一下的，那你就去就去做一下。那么这个数量一大以后，自然就会有一个比较，比方对什么病，啊，中医呃呃西医你是要做 CT，CT 做出来是什么一个结果？那中医在这个情况下他不做 CT，他用什么方法？他能够达到百分之多少的诊断率？ 这个真的是一个严肃的科研项目，为什么没有人做呢？我，这个当然是很好，可以做一个开头。也许以后有人会觉得全面的，因为这个事关多少民众的生命健康。要是中医真的就是有很多时候西医达不到的，中医能达到的，那这个多好。要是是真的是达不到的，早点让人知道。 人家也就不要费这份心了，对不对？就是你知道，就说这个这个中医啊，要是作为一种文化，我绝对赞成，对吧？它是这么样的博大精深的一种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对吧？应该继承和发扬。但是呢，具体说到看病这事儿上，我跟你说，我都犹豫好几百年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哎，比方说啊，嗯，金木水火土，对。 哎呦，我你你你你你你知道这个西方的所有的这个呃，比如说数学，它比如说它建立几建立在几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上，比方说，当当然我不懂，打打打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不需要证明，这就是。但是圆周率啊，对，圆周率，你建立在这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上之后，所有的其他的原理从这里推理出来，对吧？好，那么作为中医的很多，我听着啊特别爱听，你知道吗？ 但是呢，我就觉得有谱嘛，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你比如说，问题都有时效啊。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就把这个当成已知的科学定理去给你讲。你看你们女的最爱说这个了，就比如说， <laughs> 哎，气血不顺就是，不是，我说你应该早早睡早起，身体好，这个是西医也承认的。但是是不是像那么说的？说你看，晚上十一点呢到一点之间。 是休息的时间，肝排毒的时间。对，你看这个时间没睡好就怎么？然后一点到三点呢，又到什么心脏了，什么九点到几点呢？是呃，不是肠子排毒了。嗯，然后，哎，他们就这样信誓旦旦的这么说着哈。那一有时差了怎么办？那到了不同的地方，天经地义的这么说着。调倒时差，然后身体就会很虚弱。对我有时候常常就是想想拆穿他们，就不也不叫拆穿。可可是我觉得问题你这个事儿。 什么肝排毒定的几点到几点是肝休息、胃休息，这东西是真的吗？我觉得很难用。我觉得中医的话，你很难用，比如说量化说哦，比如说我去照一张什么就可以出来或干嘛。但是我觉得中医为什么他敢这么说？可他其实也是一个数据的累积，就像是你看十二星座。 的那个感觉一样，十二星座你觉得每个双鱼座都很梦幻，每个什么天秤座都很公平，什么的都不是，它是一个数据的累积，还是说他可能在看的时候，哦，可能他看两千万人，他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他的肝脏的这个脉搏啊，什么什么出现了这样子的脉。 这样子的规律，把它规律下来说，变成是它的定律存在。你看是这样，你讲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判断。科学一点。就是说，不是说，就是说，就是中医啊，在这个数据的累积方面哈，可以跟星座学有一拼。基本上、 <laughs> 星座理论。 <laughs> 你看，说到咱们这个几千年的中医啊，我想给你们看一组图片。我这不是呃前一阵去德国嘛，我去这个海德堡。 海德堡呢，有个著名的海德堡的古堡啊，海德堡古堡，海德堡古堡里呢有个欧洲最大的药房博物馆，所以德国人弄这博物馆挺挺挺行。药房博物馆，他把他我都没看到过这个。哎，你可以我就用我的照片你来游览一圈，你给我给我给你来看看，这就是这个这个古堡的外观啊。再从右边再就进去，你看下边你看这就是德国以前的。 这个你看是不是像咱们中药铺？其实也差不多。哎，对，放吧，我们放。你看，还是德国人爱机器，他们这种比较早期的这种这种还是蒸馏啊、提炼的。你看德国人善于搞机器。你再看，这是他当年的这个药柜子。嗯，咱咱往下放。你看，你看这是里边的这个这个药药品。我跟你说，你仔细看呐，里边有很多动植物。你看，这是他的一些医疗器械。 哎，这是它早早早期的这么一些呃药啊，呃小瓶子装着的面儿啊、粉呐这种剂呀、方剂呀，就是那个液体的。你看，这是这柜柜台嘛，还有这个秤子秤，这秤秤药的。哎，你瞧见看见这个小老鼠没有？嗯。看那个老鼠没有？还有这么一些啊，这个动物啊、矿物啊，这么一些个呃、东西。嗯。你再看下边，你看看这就是它的呃一种药。 中医里也有动物的入入药，你看，你你再看下边，哎呦，他甚至拿头盖骨，头盖骨碾碎了，它也是一种药。然后，你看这是他的器械，这说明他也有早期的西方的这种调调。你看他这个玻璃的这种，用了好多都是瓶子，都是这种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长嘴儿的。你看这家伙好像跟法西斯行军式一样， <laughs> 但是这是他做中药做不是做做德药的，做德药的地儿，你看。 这是他早期的一些呃做药的这个机器，呃秤子啊，你看德国人就是爱爱爱爱把它发明各种各样的这种机器，但也是锅呀这些玻璃瓶子啊，你再往下看，你看也是做药的机器。我们中医也有这个碾子啊、滚子啊之类的，这小针尖儿。你看这就是他这个在线的德国的这个药房，你看德国的药房。 你看，我说这个感觉，德医和中医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嗯。可是呢，我看着很像，因为我我你比如我看他这个药房博物馆啊，我看到一种什么呢？这个你不要讲中医中西方，现在很多人很喜喜欢讲西方西化，实际上呢，这是一种前现代，这是德国医学的前现代，现代之前。 藏医、印度医学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他们大多就是草药、对动物、矿物直接入药。你要说理论，中医哈五行、阴阳，那么印度医学传统的婆罗门医学叫做地、火、水、风，对吧？那身体几个器官属于风？风动，呼吸就是风，就是风，肺嘛是呼吸出了问题等等，你都有这样一些哲学理论去去指导。可是现在说的西医，实际上是我们讲的现代医学。对对。 它提炼了，那不不不比如说很多中药啊，甚至藏药，甚至印第安人用的药，如果哪种成分管用，西医提炼出来，它做成西药了，精致化了，他们各家的一些就是精髓所在，结合在一起，是啊，你讲的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就是名字啊，你要透过这个名字看那个现实，你单讲中医西医啊，好像是一个地域文化之争，对，其实它有个时间上的发展。 现在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有很多人方说我们简单讲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好像它是绝对对立的。其实西方文化也一直在变，对不对？你女的、黑人一百年前都没选举权的，那那个西方文化现在跟现在就不一样了。那东方文化也在不同的变化，所以千万不要忘掉这个时间的这个变化。就它就是在没有化学、没有现代医学的情况下，他们做药的这些道理嘛。 你整天看中医，你说中医治好过你的什么病吗？呃，摸摸出过你怀孕吗？当然是没有啊。 <laughs> 有 <laughs> 啊，没买没线就没有。 <laughs> <laughs> 没有，就是我我觉得对我来说啊，中医就是一个保健身体的，就保健身体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工具好了。就是比如说啊，你就像我们常常是倒夜班、日班什么的，那倒夜班日班你很累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跟医生说，医生我那个倒日夜班很累，你要开什么药？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你。可是中医就可能说啊，因为你睡眠的时间不不好啊，就会给你一些什么菊花啊，配什么枸杞啊，降。 火的药，让你的心神比较安宁。那像在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我去看中医，看西医就是没有效的。西医真的除了叫你好好的就昏迷的试着睡一晚上没有，或者是比如说中暑好了，我们常常说什么刮痧。 或者是什么针拔罐什么的，这个有时候你你热你不舒服，你去看西医，西医也没有说，他就说我也你我量不出你有任何的不同，你就摸起来热热的啊，你就回家多喝水休息。可中医可能说，哎，你火积在身体里面，什么帮你去火，然后什么湿气排出来，你就好了。那你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但是真的也许就刮了痧之后，哎，出出汗就好了。对，我我发现一个现象，一般来说一般来说，男的比较相信西医，女的比较相信中医。 我觉得我理性跟感性的我再给你改变， <laughs> 我再给你改变一下。一般来说，有病的比较相信西医，没病的比较相信中医。 <laughs> 不不不，也 <laughs> 是也是有病的。有有病。真的，我比较相信，就是说你你一定要男的比较一定要讲出一个什么道理嘛？嗯。女的比较相信感觉嘛。 相信科学的比较相信西医，相信文学的比较相信中医， <laughs> 硬件比较相信西医，软件比较相信中医。我觉得谁讲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laughs> 哎，我觉得谁讲的好啊？就是这个中国科协主席叫韩启德这么一个院士，你知道他有一次讲啊，他自己啊，在在在在他自己当年在农村啊，对学过九年的中医，然后呢，他到一个大学讲课，他就问他说：“同学们。” 呃，那就是学中医药的哈。他说：“同学们，你们觉得现在的这个医患冲突啊，是相比之下，是中医和患者间的关系好一些，还是西医和患者间的关系好一些？”应该中医好一些。你看，都认为中医好一些，因为他他他不不有没有硬性的 promise。嗯。对。没，他的很多东西是很虚的。没错。对不对？然后呢，他接下来又问一个问题：他说：“同学们，你们说中医是不是科学呢？” 然后同学们，那当然学中医药的，那都是中医科学，中医是科学。但是他又说呢，他说，但是我倒认为中医呢确实不太科学，不太符合科学。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不科学并不代表它不正确。这话怎么理解？咱们广告之后可以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这个这个韩韩启德院士啊，他是个中西医都了解一些的。 所以你看他讲这个话很有意思，他就说啊，这个中医五千年，他当然处理过这个民族呃不少的这个病。哎，这我顺便我也打一岔，我认为这种逻辑也不能成立，就是说老是说哎说这个中医如果不灵的话，他五千多年守护了这个这个民族的这个健康，哎。 我说咱要是要是黑猩猩里边有也有医学， <laughs> 那黑猩猩几几几十万年的进化史也是是也是守护，你们任何一个民族，他也活过来了，对吗？这这这你不能 <laughs> 蚂蚁蚂蚁蚂蚁蚂蚁学这是对你不能就说这种大而化之的话。不，我也真是这么推理的。你们讲这个题目，我脑子在想，中医当然能知道怀孕不怀孕啊，否则中国人口怎么这么多？ 嗯，那可能就没对对， <laughs> <laughs> 中国人对，生孩子 <laughs> 生的这么这么成功率这么高。你现在他玩这个这个擂台赛啊，那我就说啊，这就像过去中国的很多文化一样，它无比高深，但是最终它是个糊涂账。嗯，就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有中医专家说了，说他去做这种实验根本是不科学的，不不不符合中医科学的。说为什么？中医是望闻问切，怎么能光切脉呢？不让我们看。 我们还得看呢，不，以前以前哪里能看呢？以前不要说手都不能碰到一根丝线呐，《甄嬛传》里面绑条线给你，你否则就是性骚扰啊，你知道吧？皇帝被抓，你抓起来， <laughs> 那是传说，就当年的那个一根丝线嘛，对然后你摸再 <laughs> 摸线，这个这个传说，你这源于当年的那个医圣孙思邈， <laughs> 孙思邈就是给一个娘娘啊，说不能摸她，然后牵一个线，然后那边有小人有坏人，在那边绑个铜钱儿。 说孙思邈一摸，这不是人的心脏，这是铜钱儿。 <laughs> 然后又拿一个是，又换了个木头。孙思邈一摸，这是木头。 <laughs> 真的假的？ <laughs> 这就是中医，他就神乎其神。对啊，是吧？他哎，我也有一个信仰，我相信中医啊有高人。可是，一个守护着全民族健康的事情，如果靠这个少数的几个高人呢，恐怕也。 救不了， <laughs> 救不了众。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啊，我我我我还是讲这个韩韩院士哈，他讲这个话呀，为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确实能治好很多病，但是他说我也我认为中医啊确实不太科学，因为科学啊有它一套逻辑和原则，如果你把中医非要咱今天老我我们今天都盼望你中医你能不能接受一下科学的检验，双盲法到底这科学呃他但是韩院士认为啊，要是这么弄啊。 中医很吃亏，因为什么呢？你整个就是个思想，你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哲学体系啊，它都没没没没法适应于这个西方科学的这一整套的原理原那你为什么要用西方科学的定义来检验那个东方的那套理论呢？它也它也是另一种科学啊。打个比方，文学批评里边。 我们用西方的来讲什么风格啦、文体啦，什么东西？那中国《文心雕龙》里边一大套啊！你你你，他有有这个文章什么气呀、 <laughs> 道啊，对不对啊？这个文章什么的寒呐等等等。 这个也是可可会意，不可言传，有很多，也不能说它都不是科学啊。你比如说，呃，前两年出过一个著名的一个事件，你知道吗？叫是什么龙胆泻肝丸？你听说过吗？嗯，多少年的龙胆泻肝丸，然后现在就报有报道，公开报道啊，被发现里边的一种中药材叫关木通。嗯，这个关木通实际上对肾有伤害。 呃，造成了就是说嫌疑吧，造成了多起尿毒症。嗯，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被人报道，就是说中医中药你没没没没没没没见过它开立副作用，像这个哦对对像西药它写出来，所以人们都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但是照西方人照美国药检局的观点看起来，你是不是真没有副作用？你只是没有用我们的方法检验过有没有副作用而已啊。 我不是否认中药的效用啊，我是给你列举这些事实，对吗？嗯，对。最后就是修正你前面那句话了。你说没病啊，有病啊，我觉得是大病找西医，小病找中医，哎，调理小病找中医。哎，你这个说深了，人家这个韩院士就讲，中医为什么好？中医是做人的艺术，你说。所以艺术的那个偏差率就会高一点。艺术，不是，甚至西医也应该像中医一样学习。 就是西医，你不要把人当成一个一具肉体。对，你西医，它在也提倡西医也有相关。